午夜回高峰，煮酒论英雄。光明顶，陶杰特别嘉宾贾樟柯。咁啊，贾樟柯嘅电影咧就喺法国康城啊，系嘛嗰啲咧，诶得过奖啊，系嘛。 好多影展咧都好好好受欢迎，系嘛？咁啊，对于电影嚟讲咧啊，即系尤其系睇你嘅电影，一路睇嚟一路觉得真系唔简单，喺一个咁严格嘅审查制度，可以讲到咁多嘢啊！即系喺个五指山里边咧，仲咁多。 技巧咁多花神玩到出嚟啊，呢个真系一个一种啊好高嘅艺技术，听得懂吗？我睇唔到。我说您的电影啊，就是不简单。嗯嗯。啊，在那么独特的审查制度里头，嗯，像这个如来佛祖的五指上， <laughs> 还能翻得出这么多花样。嗯啊，其实就像您说的，就像要留白。嗯嗯。留白啊，这个就。 来来，这个表达一些含蓄的，嗯，含蓄的，嗯，表达啲含蓄的呃，呃，呃，主态啊，好啊。对，但对我来说，也是实际上也还是有一个我行我素的一个自我要求，因为我觉得创作不能被这些外界的东西影响，还是应该按自己心里面最想拍的内容，一步接一步去拍。所以这些年呢。 有的就能够在中国演，有的就没有机会演。 <laughs> 对，那就继续往前走。对，因为如果被改变，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失败。对，因为这么多年呢，很多中国导演都改变了。嗯，香港导演不在话下， <laughs> 但是看您的贾老师的电影是没有改变的啊。 对，因为我觉得每次拍电影，你都会想想自己最初为什么喜欢这个东西。对，这个世界上的职业那么多，为什么要花 <laughs> 花时费力费那么多资源去拍电影？其实最初的对电影的热爱，就是你会发现，电影它能把我们真实的感受、这个世界那么自然的呈现出来。对，这是不能。 够改变的，忠实于自己非常重要。对，您的电影呢，往往啊，让人有出其不意啊，一直追看下去，也不光是 art film，嗯，不只是艺术，嗯，还有一个情节的铺陈，嗯啊，嗯。 像最新这个呢，演到三分之二，嗯，忽然柳暗花明，嗯，说了另外一个故事， <laughs> 对，是点有原来的一批完全退场了，对，这个是一个 surprise，嗯，这个在电影里头就已经这样这样来表达比较少，嗯， <laughs> 对，因为我觉得过去传统的这种遗嘱人物从头到尾的这种拍的太多了，也很难。 讲今天的生活感受，冇错啦，因为今天的感，中国而家变得太快了。对，中国电影啊，现中国的社会现实无厘头的，嗯，无厘头啊，还完全唔系话有他，因为中国现在社会是不按常理出牌。对的，啊，对对对，我觉得就是。 包括这种，我们天天看这种社会新闻都吓死人的。对，还有他那种密集的发生的程度，那种生活本身就非常具有跳跃感。对，甚至跳跃啊，错，对，非常跳跃。所以在《上个故人》也会有一种跳跃。系啊，咁啊，尤其系嗰啲哇，揸架车个车尾箱有啲炸药。 啊， <laughs> 这个车里头藏些炸药，嗯，啊，这个你都弄不懂，他是发神经呢， <laughs> 还是教育文化水平低呢，还是这个人特别冲动，像这个 Tarantino，嗯，这个塔伦天奴里面的那种人物，黑色幽默、黑色喜剧的人物，你说不清，但是在中国很多这样的人，对，因为生活紧张。 生活好紧张，而且那种不正常的竞争带来的一种粗野，嗰种粗野啊，嗰种真系，系咪？呢啲欧洲人睇到可能唔系好明白，系咪？嗯，有可能他们觉得超现实，系超现实。我拍完零六年拍完《山下好人》，我就说，说中国的现实就是具有超现实性，就是，他们现在慢慢懂了其实去中国的外国人多。 嗯，在那住一两个月，也就明白什么叫超现实。对，因为这个的确也这么多旧影了，三十多年集中了其他国家几百年的变化。嗯，对，那种变革的速度，的确是非常具有破坏力。系啊，所以在各种把那旧房子通通拆光啊，旧的伦理啊，道德啊，那个摧毁嗯，所以一下快得就变咗一个。 在你的电影里头很超现实的中国，所以这最近这个英中外交，英国人学聪明了， <laughs> 接待我们习近平总书记也是用超现实的态度 <laughs> 来接待啊，是 <laughs> 他说是超级外交，一个超字，嗯，也点明了啊，这个现在。 所以看要了解了解中国，其实您的电影是很好的窗子，嗯，不是要看别的那些歌舞升平的粉饰太平，不是那种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中国作为这么大一个国家，然后这么多人口，在这么快的发展速度里，人们的情感是什么一个状态？人们生活的具体的。 这个真实真实的存在状态是什么？是需要通过电影传达出来的，否则整个这么大一个国家就是一个面目不清楚的一个庞然大物， <laughs> 或者是假的， <laughs> 经过整容的艺术是可以可以传达出这个清晰的面孔。假导演话呢，即系佢嘅电影一定要坚持咧，系表呈现中国现实嘅真相嘅面目，系嘛？所以你嗰啲戏有好多似纪录片。 有啲咧，有啲紀錄片嘅風格啲啊嘛，系對，紀錄片。 啊，呃，而且从电影美感上来说，我也喜欢我的电影中的人是自然的状态。自对，因为电影这个这个艺术，他就比较擅长把人自然的形象拍下来。嗯，对，所以我不太喜欢让我的人物处在一种戏剧性的状态。某你看在比如讲这个电影，在一九九九年，嗯、他住在北方山西，那个服装就是这样子。对，我的衫啊，着叫就系咁样。 像这个女主角的她的爸爸在火车上，对啊，那些很。 淳朴的，对这些老人，这些人，他们的那服装，那个就是一块蓝的，一块绿的，一块黑的，乱配搭的，嗯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嗯，国珍戏，一家都还，现在也是这样，对，包括那些戏台下看闹红火的人，还有，对，也是统一的那种颜色， <laughs> 对，各种，嗯，那种颜色哈，那个颜色，所以这个我们现在香港也慢慢也有见。 见识到了啊， <laughs> 这些很多大妈来香港呃跳广场舞啊是吗？ <laughs> 红歌红舞啊，很超现实 <laughs> 那找时间我要去看一看，这个您看的不少了。 你也睇到唔少啦，对我在我在香港的环境里没有看见过， <laughs> 很超现实，对啊嗯，那个背景都是高楼大厦，嗯，欧洲名牌，嗯啊，什么 L V L V 啊，啊 Chanel 啊，什么欧洲名牌，哎，就一群大妈在前面。 嗯，就是把那个什么延安那个《柳阳歌》什么的带过来了，红红绿绿带过来啊，嗯，什么凤阳花鼓啊，什么，你说超不超现实？嗯，他们在卢浮宫也跳，哎，你说这更超现实了。 <laughs> 罗浮宫那个，不过跳着跳着习惯了，呃，啊，不过香港这个比较，有一天他们跑到，如果跑到美国白宫门口看，那就更有看头，对，浪漫吧。 咁啊，不如咧问下贾大道咧，呢个电影之路系点样走上？你以前中学生嘅时候，喺前轻轻嘅时候，好大细嗰阵时，系咪好中意煲碟？啊，看你小时候看电影，你这个电影的语言这么丰富，嗯，是是不是从外国电影呢个，在家里常看？ 来吸收到的那个灵感，我是中学的时候主要是录像厅时代看的，主很多香港电影，胡金铨啊、张彻、吴宇森啊，对。然后我是九一年开始喜欢上电影，想当导演。九三年考到了北京电影学院。哦。那么在北京电影学院四年呢，我想我可能。 几部分电影对我比较影响大，一部分是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，像这个偷自行车的人啊，德西卡，对那些社会写实的电影。我还讲那个单车市场。 对利息加对于阿贾导演影响好大。嗰阵时都是讲社会基层穷人失业嗰啲人，系嘛？而且他让我看到的不仅是写实，更主要是写实的一种美感，写实的美感，对，非常有诗意。哦，对，也很忧伤。这些电影，对，呃，那比如说像在《单车窃贼》这部电影里面，啊，我对我一直难忘，这个父亲带着儿子，他们。 这个站在一个屋檐下躲雨，还还个屋檐下避那被雨。对，然后后来自行车找不找得到呢？也是个悬念。对，你你要是要是正能量，一定要找到来找到。嗯，然后呢，这个啊，警察呢，嗯啊，又放人。嗯，要发挥它的作用啊，又发挥作用， <laughs> 好吧，这这这些电影就不好看。嗯，这电影最好看是结尾。对啊，嗯，这个。 自行车找来找去找不到，对，还是带着那个两父子就坐在街头发愁，对，那往后的日子怎么过？对，啊，这个电影最大的悬念，嗯，让人观众带着忧伤，对，和同情。 还有带着想象，啊，带着想象的一电影，这个好的电影是让人带着想象，对，回味无穷。对，我觉得好的电影它是开就是开放性的，哎呀，它不是封闭的啊，强加给你一个概念，嗯，哎呀，它应该是留有很大的空隙，让你去想象。睇下假导嗰个嗰啲电影都系最美，都系开扬式，嗯，系嘛？嗯，好讲，不要把话说死。对。 啊，嗯，现在可惜现在这一代的人沟通的方式，嗯，都是喜欢把话说的太死，嗯，啊，咁样就冇睇。那么香港电影导演胡金铨，您喜欢啊？有没有看过《龙门客栈》？有啊，当然他那个时候六十年代末期，但是这电影语现在看不过时，不过时，对《龙门客栈》在那嗰的电影语言。 有啲似你度假度里边嘅嗰啲空镜啊、留白啊，好对。好吧。還有这个李汉祥的那个对白也不错。对，你看胡金泉导演，我留意他所有的电影的开头都是人在长漫长的行走，在名山大川里面一直在走，对这种节奏感，他一下子把你带回到。 步行的古代，嗯，对他其实对时空的那个古代的感觉非常准，很准确。他把你一下子带到那种节奏里面。你想到，哎，那个时候才醒觉，那个时候是没有汽车的，对，上京考试，嗯，啊，川州过省，对，那日子是怎么过？就是这样，是啊，嗯，日夜赶路，嗯，啊，对，哇，所以他，但是他是对。 诶，胡胡导演对这个明朝历史，对于历史啊研究非常，咁研究得好深啊！呢啲导演系要做功课嗯，一定要有很深厚的那个人文的，对，啊，知识的基础，对不对？所以嗰阵时胡金泉、啊、李汉祥嗰啲都对文学、历史、美术全部都。 炉炉皆精啊！对，所以这也是我最感谢香港电影的地方，因为在我的小时候是文革破四旧，古代我们没有想象，啊庙都拆了，是然后也没有关于古代的电影戏剧，但是到了八十年代，呃胡金铨导演、李翰祥导演的作品可以看到之后，他直观的带给我对古代的一种理解。 哦，对，把我带到那个年代。而导演就系话喺胡金铨嘅电喺佢细个咧，大陆文化大革命破四旧，断咗个古代嘅想象，纯粹系胡金铨嘅电影接驳翻，系咪？你说的很对，那个侠女系。对，但是在文革前，中国有的电影还是有一些想象。我们回来再再研究。好。 多少天下事，尽付笑谈中。光明顶，陶杰特别嘉宾，假象哦。 不过中国咧，四九年之后嘅电影度到文革咧，你话好多都系因为政治宣传害死嘅。不过里边都有啲精品嘅，例如啊，我比较喜欢嘅一套系叫小兵张格》嗯，香港叫《游击小英雄》，嗯，那个是蒙古的一个叫安吉斯嘅小孩，嗯，演的这个河北。 他去投奔这个共产党，八路军，八路军那个那个对白很小，嗯，很少。对那部戏，我记得有很多长镜头，对长镜头，嗯，而且也有赶路的场面。嗯，后来他去找八路军啊，那个他奶，他那个奶奶被日日日本日军队长龟田呢，就是葛优的老爸演的，葛存壮演的那个杀掉以后。 他跑了，嗯，去找共产党，嗯，那一段过路，嗯，上路，嗯，经过那河北那些村庄，对，那些残垣败瓦，嗯，还像有从这个搭这个这个竹竹梯子，竹梯子那个荡桥，对对啊，嗯，还有这个哎，那个田呢，嗯，那个田间那那个跑路穿行，嗯啊，还有这。 后面那个白洋淀，对，嗰个白洋淀的那个湖，嗯，去摘那个莲藕，嗯啊，对，哇，各地娃民都很湖南是，啊，不过现在这些小孩看电影，可能觉得这些不。 我他他不懂， <laughs> 现在是最流行叫什么呢？叫看颜值，就是要看男女演员漂亮不漂亮。咁就死咯！ <laughs> 嗰啲要漂不漂亮，要首先像不像韩星。 <laughs> 所以你睇一大荧幕，一看都整过容。嗯，然后他们要对着荧幕拍照。唉，咁啊惨咯！所以而家如果电影观众呢一代嘅。 唔好改话质素太低啦。对，我就我其实最担心的是这样。如果你一改变呢，那中国电影就完了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如果这样下去，是不是更年轻一代他们对复杂的情感就没有办法投入跟理解？对，对，因为接触跟消费都是最简单的东西，但是生活感情没那么简单，有很多复杂的事情是需要谈论的。对，啊咁啊，这个。 这个您的电影里头啊，这个有时候也用了一些香港啊，啊那个插曲、流行曲，啊，像这个叶倩文啊，啊嗰啲嗰啲歌啊咩嘢啊，有啲怀旧嘅感觉啊等等，系嘛？咁咧就啊，其实咧都我哋香港人睇咧都唔会觉得陌生啊。 可以咧将嗰个地理距离咧拉近，所以咧诶呢个点样去认识中国咧？我睇就系对于嗰个了解中国嘅现实，尤其系一啲贫困嘅城市，香港嘅人比较少机会跑到呢个贫困的城市啊，了解基层的生活。看您的电影就是啊，看到呢个现实。对，其实中国国土面积那么大。 真正的大多数中国人生活的应该是我电影中那样的区域，对，然后城市，我原来有句话，我说城市像一些盆景，嗯，对，嗯，对，它它亮丽，但是它它是一些盆景而已，嗯，对。不过您的电影里头那个有时候也看得出那些基层老百姓，他那个生活就比较彷徨啊。 在那种地方生活，到底那个远景在哪？嗯，如果他不不不走出去，嗯，不找生路，嗯，那是一条死路，嗯啊，或者说生命没有更多的可能性，哎，所以在所以你话要主旋律啊，要正能量啊，呢啲点样什么叫什么正能量，我都我不懂啊，对，哎，您的电影，您这个有正能量。 后来发财了，不就正能量？ <laughs> 都变富婆了，不是正能量？ <laughs> 到澳洲去移民了，小孩都读国际学校还不够正吗？这个就正能量。国际化了，是啊走向国际了 <laughs> 啊，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。嗯，你有里边，电影里边有啲主角啊，个日子过得越来越好，上面穿金戴银啊，咁就正正能量，可能。 是这个原因上面也看得出来，所以这个电影也比较肯定。会是这样吗？ <laughs> 我想是， <laughs> 也算是现实的一种吧。系 <laughs> 啦，所以真系喺大陆拍电影真系唔简单，我好佩服嗰啲咧啊好有才华嘅电影拍得出喺大陆嘅诶电影嘅导演咧，将要讲嘅说话系表达到出嚟，系嘛，而系可以咧去公映。 啊，所以啊，白日焰火又好咩，假大到呢两年嘅电影啊都好啦，都系做到呢样，但是是越来越少啊，嗯，这个坚持呢就比较困难。是啊，面临过去是面临单纯是审查的问题，嗯，现在还有市场，慢慢的不审查了，那些人都不看了，或者是不会看了，对，观众也流失了，那个情感已经死亡了，嗯，看的都是那些。 好莱坞大片嗯，啊，都是飞车啦，什么科幻啦，那就没意思。对，啊，感官性的那些影片，啊，感官性嘅咁就冇啦。好啦，多谢啊贾张我导演啊谢谢祝你成功啊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嗯，啊，听晚十一点做。登绝岭看世界，群雄听晚继续决战光明顶。